愿论会，怜悯平安，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不论你赚了多少钱，成就了什么伟大的事情。 等到你要死的时候，这些都没有用，这些不能给你真正永恒的生命。最近我们教会好几个人有亲人或朋友因癌症或者其他的疾病在面对死亡，比如呃，现在文杰和杨勇他们两位的母亲都在中国，真的是在面对死亡。 因此，他们还有我们都在想类似耶稣的话，刚刚讲的话，关于生命。我们也希望他们那些人快要面对死亡的那些人，他们也在想。那么，面对死亡的时候，盼望在哪里呢？生命在哪里呢？盼望生命在十字架，特别是耶稣的十字架。 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耶稣都在谈十字架，他自己的还有他门徒的。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讲这么严厉、严肃的话，这是上帝的计划。反对这十字架计划的想法是直接从撒旦而来的。耶稣的十字架是多么的重要！接下来，在我们的经文第二十四、二十五节，耶稣就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这这段，耶稣谈要跟从他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想要跟从耶稣呢？是因为他们要得生命，他们要永存的生命，即使他们的肉体死，他们还是会。 活着，但是这样要跟从耶稣的人，他们如何跟从呢？他们如何得到这生命呢？答案是十字架。唯一正确的方法跟从耶稣的，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唯一的方法得着那生命，就是在十字架上上吊生命的。 你世上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如果要继续活着的话，十字架是唯一的办法可以得到。接下可以问：这如何做呢？如何背起十字架呢？或许可以先问：耶稣自己他是怎么做的呢？ 那么，上帝的儿子是主动从天上降到世界上来，为了背十字架。耶稣是主动定睛往耶路撒冷去，为了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要你们思考的是这个：那天耶稣开始真的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是被动的，他不是去找一个十字架，选最漂亮的，或者。 最残忍的不是是兵丁强迫他被他被他们选的，大概是随便一个。耶稣是领受了这个十字架，他也是被兵丁钉在那十字架上的。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自己去找一个十字架，选我们喜欢的一个。 然后给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反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零售这十字架的，我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一定要讲的是圣洗礼，对洗礼。 圣经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基督一同埋葬。我们如果在洗礼归入死，然后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们应该是在洗礼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因为耶稣就是这样死的。圣经另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有一首歌是这样子，对不对？ 这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应该就是在我受洗的时候，教会的传统的洗礼仪式，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用的，包括那个步骤，牧师把十字架的记号画在人的额头，还有在他的心上，象征被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已经赎了你的罪，所以在洗礼。 也是在信心里，我们已经被定了在十字架上，并且呢，在洗礼、在信心里，我们也已经有生命。圣经说：“你们既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了。”所有受洗的人在信心里已经有那生命，那永恒的生命。所有受洗的人。 已经丧掉生命，又得着生命，但是这永恒的生命还不是在眼见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眼睛所见的，还是我们走在前往我们肉体要死的路上。我们在这条路上也继续背着十字架。我们受洗之后，我们继续跟从耶稣。 背十字架，我们受苦，不同的受苦，也不是我们自己选的这些十字架，这些十字架乃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主要是一个被动的行为。但是我们基督徒每天背起十字架，可以说有一些主动的方面，我们真的要。 主动跟从耶稣，要背起十字架，这是我们所行的行为，不是别人可以代替我们做。这个也就是耶稣在我们的经文第二十七节所谈到的。耶稣那在那里说：“人子就是耶稣自己，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好，这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呢？最直接的理解应该就是背十字架的行为，洗礼是基础，但是这也包括你受洗之后背十字架的行为。耶稣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如果这行为是好的，耶稣就给他的报应就是生命。 如果行为是不好的，报应就是死亡；唯一真正好的行为就是背十字架的行为。但是这背十字架的行为虽然是你所行的没错，但是这是上帝所造成的行为，他在洗礼使你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受洗之后他给你十字架。 也给你力量，可以背这些十字架。这些我们背十字架，也都连接于耶稣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是跟从他的，不是跟从我们自己的。如果没有耶稣的十字架，那么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也没有什么用。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回到葡萄树。 栀子跟葡萄，基督是葡萄树，你是这个枝子，然后这个葡萄就是行为哈。耶稣说他啊，你的行为就是这个葡萄。耶稣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耶稣看你如果有葡萄的话，那么你就有生命，你就有这个报应。 这些葡萄是从枝子而来的，没错。但是你这枝子是从葡萄树而来的，对不对？没有树就不可能有枝子，也没有葡萄。生命是从树通过枝子，然后结出果子，结出葡萄。关键是什么呢？你这枝子。 是连接于葡萄树的，这是决定一切的。耶稣要看你的行为，没错。但是你这枝子所信靠的是什么呢？你所信靠的是你的葡萄呢，或者这根葡萄树？当然，我们是信靠葡萄树，信靠耶稣基督，不是信靠我们的行为。 葡萄树，耶稣自己就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就是从他来的，唯独从他来的。是的，生命是从耶稣来的，这就让我们回到我们面对死亡的事。当你自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盼望在哪里呢？你的生命在哪里呢？ 就是在耶稣在他的十字架，你根本不必怕死亡，因为你已经有了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也连接与耶稣的十字架，结果呢，你已经有生命了。没错，现在这生命只有在信心里而已，但是你肉体死的时候，快要领到你的时候，啊，那时候你也所能。 看见的只是死亡而已，没有什么生命。但是你知道，那死亡只是一个门，让你进去你眼睛所可以看见的永恒的生命里面。就像你已经跟从耶稣背了十字架，你将来会照样继续地跟从耶稣，一直到天父的荣耀里。 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成就了一切，你在它里面有生命，永远的生命，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一念，阿门。